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六号，围困列宁格勒的德国北方集团军群，在总司令冯莱布元帅的亲自指挥下，沿着苏军防御的薄弱部位，指挥德军呢，从苏军第四十二集团军和第五十五集团军结合部突入了这个苏军的防御，攻占了列宁格勒以南十八公里的普希金城。 这个小城挺有故事啊，不仅仅是因为大诗人普希金，而且呢，他还有个别称叫黄村啊，因为这儿呢是沙皇的夏宫叶卡捷琳娜宫所在地，类似于咱们的这个颐和园啊，这地儿我们去过，呃，拍原油的时候我们去过这个地方。德军占领这儿之后，抢走了这儿价值连城的举世名作。 琥珀宫啊，据说呢是把它分拆放到火车上运回德国的啊。实际上这东西本身没得 in Germany 啊。十七世纪的时候，普鲁士国王为了跟俄国结盟啊，把这个绝世珍宝呢送给了彼得大帝。呃，可惜的是战后一直到现在，这东西呢一直都没找到。回过头啊，看看守城的苏军，也真是拼的呀，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 德军虽然一直在前进，但是进攻速度跟蜗牛爬一样啊！咱比比看啊，七月份的时候，平均每天推进五公里，这速度跟中央和南路确实是没法比。比如古德里安啊，古德将，是吧？的装甲集群动不动每天就六七十公里。九月份的速度是多少呢？整整一个月，北方集团军群向前推进了两公里。 基本上就是没动静儿啊！而眼下，距希特勒规定的时间只有一天了，快急出心肌梗塞来的莱布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做最后一拼，死活就这一下子。到了九月十九号，分兵期限的最后一天，莱布亲临前线督战。德军对列宁格勒城外一个叫普尔科沃的高地发起了疯狂进攻。 第一航空队出动三百架次飞机，对这个仅仅几平方公里的高地发起了六个波次的轰炸。据说高地整体海拔被打低了好几米。但是就在这样的攻势下，打到这一天傍晚，阵地还在苏军手里。很难想象，也很难相信，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之后几天。 北方集团军群的精锐部队被渐渐抽离，赫普纳的第四装甲集群和原中央集团军群的霍特第三装甲集群当中的第五十七装甲军被调往了莫斯科方向。不久，第十八航空军也转给了第二航空队。德军再也无力发动全线进攻，双方的阵地就逐渐稳定了下来。 但是呢，对于城内将近二百万军民来说，虽然德国人没有那么大的地面进攻压力，可是天上每天都有飞机轰炸。列宁格勒孤城一座，跟外界的联系是完全断绝，城内物资日渐消耗殆尽，而他们是不能投降的，因为希特勒宣称，我军目的在于包围这个城市，用炮击和连续不断的空中轰炸，把它夷为平地。 把这个城市接管过来的任何要求将不予考虑，因为全市居民的生存和供应他们食物的问题，不能由我们，也不该由我们来解决。在一场争夺生存的战争当中，我们对这样一个大城市的人口，连一部分也不想保留。行吧，列宁格勒的市民们，另寻活路是甭想了。既然改姓德已经不可能，人家不收你。 那只能踏踏实实的守护咱姓苏的故土了，横竖都是死，至少在这儿死了还能落个好名声。眼下虽然围困的德军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列宁格勒被围的滴水不漏变成了事实，而且这个时候一个新的敌人正无声息的并且无孔不入的渗透了下来，那就是饥饿。 希特勒看到在东宫阅兵基本无望，气急败坏，下令德军远程炮兵和空军轰炸机专门攻击列宁格勒城内的粮仓、自来水厂、食品厂，甚至医院，就是要用这样最惨无人道的手段，让这帮顽固不化的苏联人困死、饿死。希特勒在十月份的时候叫嚣，列宁格勒不久之后将出现人吃人的局面。 到时候他们就会自乱阵脚，把城门打开。不得不说呀，希特勒这一招十分狠辣。此时列宁格勒城中，除了原本的居民和守城部队之外，加上里里外外收编周围地区的难民，已经有将近三百万人了。特别爱记日记的德国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大将在日记里说的更有意思：列宁格勒的包围圈 并没有收紧，苏军在城里集中了大量兵力和物资。现在切断他们的供给之后，饥饿这个武器将很好的配合我们行动。四一年九月、十月两个月，德军地面是消停的，但是空中始终是繁忙的。除了例行轰炸之外，就是搜索拉多加湖面的苏军运输船只。由于拉多加湖。 本来就不适合航运，加上德军的严重破坏，两个月的时间，列宁格勒城内的粮食到了见底儿的程度，严格的配给制被提上了日程。接下来，列宁格勒城内面对的将是一场前所未有、比德军恐怖的多的饥饿大军。资料表明，九月到十一月，居民面包定量先后降低了五次。 十一月二十号降低到最低限量，高温车间工人每人每天三百七十五克，一般工人和技术人员二百五十克，职员和儿童一百二十五克，是吧？那你你算吧，是吧？这个五百克是一斤，是吧？一百二十五克就是二两五，二百五十克就是半斤，是吧？这个三百七十五克也没多少，对吧？ 有的人说我吃不了半斤面包啊，谁一天吃了半半斤面包啊？是啊，你今天是吧？好家伙，是吧？肠是吧？猪蹄子对吧？鸡鸡爪子是吧？红烧肉，您随便整啊！再不行来个士力架，那会儿哪有啊？就是这东西是吧？所以列宁格勒付出了近百万人的宝贵生命。自从列宁格勒跟苏联内地的铁路交通被完全切断之后。 拉多加湖成了列宁格勒唯一能从外界获得粮食和其他一切必需品的水上生命线。没办法，再不好使也只能使它。现在拉多加湖仅剩下中间一段六十五公里宽的水域不在德军炮火射程之内，因此如何切实保证城内三百万军民生活必需？ 就成了列宁格勒方面军当时面临的一项头等大事。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三百万军民吃饭问题，坚守列宁格勒就是一句空话。到了十一月下旬，情况稍微有所好转。为什么呢？拉多加湖结冰了啊，俄罗斯是天然大冰柜。这要在暖和的地方打仗啊，麻烦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宁格勒军民的唯一出路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牢牢控制住拉多加湖南岸，并且迅速果断采取措施，组织冰上运输。这条窄窄的、充满危险的冰上通道，被列宁格勒人民称为“生命之路”。但是你想啊，谁都能想得清楚，在冰上建立一条交通线，谈何容易？更何况是在德军炮火加轰炸机的不断骚扰中，向城内运输物资。 难度可想而知。平时粗枝大叶的苏联人在地形勘察上极其严谨。首先派出气象与地质科学工作者对拉多加湖冰面做了一次实地考察，在仔细勘测之后，科学家们发现，在靠近南岸风平浪静的浅水区内，一般十月底、十一月就开始结冰了。所以呢，在这个咱们前面讲的那段安全空间里边。 如果打算修筑冰上汽车运输线的话，那一段的冰面安全厚度啊，一般那一段要是达到冰面的安全厚度，一般要等到十二月中旬，个别地方甚至要元旦以后才能结冰。另外就是拉多加湖的冰层啊，表面是凹凸不平的，你看着是平光滑如镜，你上边一走就知道了，坑坑洼洼。 特别是这个浅水区叠积的大冰块，有时候会形成高达五米甚至十米的冰丘啊，周围堆着一层厚厚积雪，而底下呢冰层又很薄，载重汽车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危险性很大，随时有可能因为冰面裂开，连车带人掉进冰窟窿里啊，这就这个很尴尬了啊，好走的地方德国人不让你走。 德国人不在的地方，你又走不了啊！所以现在真心不是做数学题加减法的时候。城里几百万张嘴就等着吃饭呢，就算付出再大代价也得干。列宁格勒这时候几乎每分钟都在死人呐，死神随时都会夺走人的生命。懦夫、维奇是吧？全没了是吧？这司机全没了是吧？列宁格勒每天数以千计的人因饥饿丧生。 正在生产的工人饿死在机床旁，指挥交通的民警饿死在岗亭里，抢救危重病人的医生饿死在手术台前，年老体弱的居民饿死在购粮途中，这都是实情。而且希特勒说的人吃人的事儿是真发生了啊！为此，列宁格勒城防部队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别动队，去制止这种事儿发生。现在看来，真的是不能等了。 十一月十八号清晨，拉多加湖面上刮起了期待已久的西北风，天气寒冷刺骨。到黄昏时分，气温下降了十二摄氏度。十一月二十号，湖面冰层厚度达到了一百八十毫米。这个时候，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认为形势逼人，时不我待，决定立即用马拉雪橇的立即动用马拉雪橇。 在筑路勘探队员冒着生命危险，以标杆标明走向的冰道上开始实验性运输，把堆放在湖东岸转运站的大量粮食和其他急需物资迅速运到西岸的拉多加湖车站。虽然实验取得了成功，但是实话说，意义不大。谁都明白，马车这种运力给几百万人运口粮，你也不开玩笑吗 啊，而且马本身它也消耗饲料啊，它还跟人争嘴吃呢，你也不能拉一送一啊。马过来，粮食卸了，把马炖了吃，这不现实啊。那所以说，总指挥部在经过仔细考虑之后，放弃了这种运输方式。那没别的了，不吃粮食，跑得快，拉的多，只能是卡车。但是几吨重的卡车对于冰面的要求跟马车不是一个量级的。 就是这样，也得试试。十一月二十一号，第一条冰上汽车运输干线经过列宁格勒军民彻夜奋战，终于胜利通车。但是这很冒险，因为这地儿离拉多加湖南岸只有十二公里到十三公里，德军火炮够得着，所以运输只能在夜间进行。第二天晚上，六十辆大卡车组成的第一列车队，载着运往列宁格勒的货物。 从列宁格从拉多加湖东岸出发，经过冰上公路，驶往西岸的运输站，然后第二天，然后第三天，这条路把并不充足，但是真的雪中送炭的物资送往了已经饥寒辘辘的列宁格勒。生命之路刚通车的时候啊，拉多加湖的冰层不是十分坚固。 有些地段的冰层厚度只有二百四十毫米，卡车驶过的时候，冰层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随时有被压裂的危险。寒冷中行驶的司机不仅要把注意力高度集中，而且呢还得把驾驶室的门打开，为毛呢？ 以防万一遇到冰裂，能够迅速跳出驾驶室啊！你不能让司机跟着车一块沉呐因为司机也是技术这技术兵种啊，是吧？你贴个新手上路，多关照，这不行啊，是吧？德国炮弹又不认识俄文，是吧？由于这个湖面冰层没有达到安全运输所需要的三百毫米的厚度，加上司机又都缺乏冰上驾车的经验，因此每辆卡车一开始的时候不仅载货少，而且速度慢。 一辆载重量为两吨的卡车，有时候只能拉三四百公斤。有的车队跑一个来回要十到十二个昼夜，从十一月二十三号到十二月一号十天，虽然司机历尽了千辛万苦啊，但车队总共才为列宁格勒运来了八百吨面粉，不够两天用的。 在此期间，有四十名司机掉到了冰窟窿里边。在这一条被称为“生命之路”的冰上运输线上，勇敢的司机们每增加一公斤货运量，都要付出大量的血汗，甚至宝贵的生命。隆冬季节，他们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和十级以上的狂风，日日夜夜的行驶在百里冰封的湖面上，一面把粮食、燃料和其他的急需物资。 运进被围困的城市，一面把妇女、儿童、伤员和最重要的设备和文化珍品撤离列宁格勒。司机们为了多装快跑，力争在一昼夜内驾车跑两个来回，彼此之间展开了热火朝天的竞赛。二十四小时内，连续四次越过拉多加湖冰上运输线，行程七百多公里。 他们不辞劳苦，吃睡都在冰上的帐篷里，每天驾车行驶长达十六到十八个小时。大特别是他们听到沿途各宣传站鼓动员高喊，是吧？司机同志们，加油，快跑！你每天跑一个来回，一万名列宁格勒居民的生活就有了保障。一听这个，精神振奋，干劲儿倍增。 在这种强大精神力量的感召下，有的司机争分夺秒，一天一夜能跑三个来回。由于这个采取了各种强有力的措施，经拉多加湖生命之路运进列宁格勒的货物开始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货运速度一天比一天快了起来。随着这个运进列宁格勒的粮食日渐增多，市内的粮食储备有所增加。到了一九四二年的四月。 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诺日丹诺夫有一次很风趣的这个对人们说：“好了啊，我现在成了一个富人了，因为我有了十二天的粮食了啊！”就这样，传奇般的拉拉多加湖生命之路，基本上保证了列宁格勒最基本的食物配额，面包也都是面的了啊，没有这个再往里边加锯末或者墙灰一样的添加剂，甚至一度分到了肉。这就意味着希特勒要把列宁格勒困死的想法。 基本上破产了。到了一九四三年，随着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苏军转入反攻，列宁格勒的局势呢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啊！特别是库尔斯克会战胜利之后，苏军主力已经是收复失利准备追击这个德军的节奏了。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七号，广播中传来了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声音：列宁格勒围困正式解除，我们在敌人的包围和炮火中得到了解放。 整整九百天，在人类历史上都难以想象。这三百万列宁格勒人因冻饿而死的，将近一百多万。所以，英国报刊都发出这样的称颂：列宁格勒的抵抗，乃是人类在经受不可思议的考验中取得的辉煌胜利的一个榜样。在世界历史上，也许再也不能找到某种类似列宁格勒的抵抗。 但列宁格勒保卫战的伟大，或许很难找到合适的词藻或文章来赞扬。但是这其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或许更能引起人们的深思和回味。比如姐姐把口粮给弟弟，然后呢自个儿饿死；爸爸为了去战场上给孩子挖土豆，被地雷炸得粉身碎骨。最难得的事儿是发生在列宁格勒农业研究所，这里存放着将近一吨供农业研究的种子样本。 种子所先后饿死了十几个研究人员，但是种子样本丝毫没有减少。或许这就是这座城市为什么能够坚固不摧的最好证明吧。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